立法会议员被法庭裁定丧失议员资格，港独分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，公益得到伸张，印证了“彩虹总在风雨后”这句话。左右大局，公义行先，烽烟热线一八三一一三八，主持谢志峰，杰斯。

立法会议员被法庭裁定丧失议员资格，港独分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，公益得到伸张，印证了“彩虹总在风雨后”这句话。左右大局，公义行先，烽烟热线一八三一一三八，主持谢志峰，杰斯。